การพูดให้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เรากำลังทำอยู่เพื่อให้เป็นเหตุที่ใ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ตามจิตวิญญาณของเรา เหมือ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ได้เดินทางได้สอนพุทธบริษัทเราก็พูดตามที่พระองค์สั่งสอนมาเราแล้วก็ได้ทำตามคำสอนทั้งนั้น每个人或者是每个佛教徒都应该按照 佛陀给我们留下的，老人家用的词是地图。嗯，佛陀给我们留下的就是地图，然后找到一条真正可以离离苦的路。ใ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สายนี้จะว่าสติปัฏฐานสูตรเนี่ยเป็นทางนั้นเองเนี่ยต้องไปเห็นกาย ที่เรากำลังดูมันอยู่นี่กายมันเป็นตัวเห็นเห็นกายอยากเห็นอันอื่น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动跟禅啊，是通过不断的动和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身、自己的心。เห็นกายในกาย 看到身体里面的身体，钙、镁、钙，与钙、骨、肉，不是生物、昆虫、动头。或者是我们身体上的肉、骨头，啊，连接骨头、肉，都不是我们，不是他，不是你，不是我。 มันมีอาการ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ของกาย 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มื่อย ความร้อนความหนาวความหิวความทุกข์ความสุขต่างๆมันเกิดขึ้นกับกาย不管是体上出现的腰痛、腿痛、饿了、冷了、热了，这些都大家都要

只是一个假象，只是一个幻象啊！不要因为这些假象和幻象，不要让它把我给骗了啊！我们大家要及时的清楚知道。路有泥也有石，能，有木有车，有泥，它有泥，土，它有泥，土，有。

要一个我在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右手里面。要拢到这，如果拢到这，如果拢到这，那它就话，如果我没有在这里迷失掉，没有被这个假象所迷惑的话，那我们这条路可以走得很快，一直往前走。 แล้วก็มีจิตที่มันคิดเป็นมันมีกายมีใจกายมันก็เป็นรุ่นเป็นก้อนนี่สัมผัสได้ลำหน่งนี้เป็นกายลำหน่งนี้เป็นกาย มันสัมผัสได้ ยกมือ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น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ได้อันที่มันสัมผัสไปได้ คือจิตที่มันคิดแล่นไปโน่น นั่นเรียกว่าจิต 我们的身体啊，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可以看得到的。不管是我们的手拿起来、放下、按手掌，或者我们的握拳，啊，身体不管是它怎么动、怎么停，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心，心是啊，在里面。那么大家会发现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啊，不是很容易看得到的，而且呢，啊，这个东西是很难控制的。 จิตนั้นมันมีคู่คืออารมณ์คือ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จิตมันพอใจมันไม่พอใจ ความพอใจความไม่พอใจไม่ใช่จิตมัน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จิต苦是因为我们啊的心念出了问题，然后呢，我们又不能及时觉知。 然后苦就出现了，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大家还执着一个我在苦，或者我的身体在苦，我的念头在苦。啊，做时间久了腿痛，昨天很多人都说腿痛、难受那么这个腿痛啊是好事。

那么，如果嗯，他痛了，不管是腰痛、腿痛、有人胳膊痛，他开始痛，你要知道是他在痛，不是我或者某某人在痛。他痛是他的事情。 不是你的事情。接，它没劲。它接，那这里很怪，接不那么接。嗯，我们坐的是身，那么我们的念头跑到家里去，跑到工作的地方去，那么那个是心。你光接那，它跟哪样？你喜欢，它没喜欢。 我们的心愿呢，有很多想，有喜欢的，有不喜欢想。不要让这个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里面有一个我。เริ่มสติเวลามันไม่พอใจมันเบื่อมันก็หยุดเวลามันขยันก็ทำอันนั้นเรียกว่า 那么我们在修的过程中，嗯，这一个小时心情好啊，就认真的坐一会儿；下一个小时时段心情又不好，哎呀，就坐在那儿无聊，然后心情不太好，表情哎也不太好看啊。不要有一个我在里面。 因为你有我在里面，所以你才有说你积极用功的时候和你无聊无劲地坐在那边发呆的时候。我们要练习的就是要觉知到当下发生了什么。 不管是身还是心，它发生了什么，出现了什么状况，这是我们要觉知的，而不是有一个我去跟着它跑，去跟着它一起。大家一不是这样。啊，不管是贪嗔痴爱欲望着，这些是我们的心念产生的。 一种状况，不要有一个恶在里面，贪、嗔、痴、爱、欲、妄执。我们常常会执着说，我生气，把我气死了，我被他气死了，这是大错特错的。 那么跟着，嗯，这个嗔心，跟着这个所谓的爱心、爱欲的心，变成了嗔心的奴，隶，变成了爱欲的奴。那那的话，意思是说，那一切事都都在老连我们的心念都是无常的，里面都是无我的，所以大家要清楚这一点。

这个念头就会变成了我们当下的一种情绪，这个情绪就阻碍了我们，常常会阻碍我们的呃休息，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大家要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和每一个情绪。 不管是贪嗔痴慢疑，就是大家昨天有很多人有很多问题，我们得暂时放下。这个是我们心念上，我们的心念上产生的一种一种状况、一种情况，不要去理它。那我困了，一直在那边说我困了，我困。死 我不睡一会儿，我就老了。那登太高嘛，蛮晃，登不进。困了是他困了，你不能跟他一起困，这样他会变成你这条路上的一个障碍。แต่ยังเกิดทุกอางเกิดตอนมันฉันท์เขใจไม่พอใจ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อันนั้นก็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จีน。但是。 我们的心出现的状况，刚才他老人家就一直强调，身上的状况，疼啊、酸啊；心面上出现的状况，就是刚才讲的，一些无极呀、无聊啊，这些都是，那么你们都要是无我的，有一个我在里面，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 又强调说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啊！千万不要有我，在里面。晚上我，晚上我，它没在卧铺呢，得闭关在卧铺。那有，เวลามันสงบก็ไม่รู้ไรเลยอันนั้นก็เป็นอารมณ์ที่เกิดกับจิตบางทีก็คิดฟุ้งซ่านอะไรนั่นให้เดี๋มัน不管是身体上出现的状况。 心念上出现的状况，或者烦恼来，或者是呃啊一些情绪出现，你都要马上的及时的知道，然后呢啊不要跟着它跑掉，不要有个我在里面，不要去执着。 我也是走的这条路，跟我们的这条路是一模一样的。身体就是身体，不是我们的身体。灭贪、灭嗔、走分多个，没什刹没切。若切根，变成三阿维灭贪，没切三共根，若根老口。不管是苦乐啊，都是他在苦。 在乐，不是你在苦，你在乐。一切物质，一切感官的能量，我们说外境，一切物质、灵魂、肉、身、肉、骨。所有的心念上、身体上的状况，都是一种假象、幻象。你应该非常的清楚这一点。两个小罐汤。 佛陀已经在很多经典里都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这些都是幻象，都是假象。可是我们世间的人就是去执着，说它是真的，有一个我，有某一个人的名字在里面。 在泰座、哲拉座呢，阿迦呢，念得更过。你认为泰座、哲拉座更那更过？眼、耳朵、鼻子、舌、身、意。我这边啊，大家对经典的了解应该，你在泰国的修行人对经典的了解更细更多。 แต่ก็มีทำดำทำขาวละทำดำคื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นมีอันขาวมีมืด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อความดำ ไม่ใช่ทำเป็นอาธรรมความขาวคือความศีลคือสมาธิปัญญาเนี่ยมันมีอ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身里面都已经有这个戒、定、慧了，每个人都已经拥有这个东西。 两天给路学学，能学吗？我们只是通过不断的觉知，不断的知道知道，让你找到它，让你把它找出来。我สอนให้ลูกมีสอนกันทั่วไปใครก็สอนได้มีถึง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สอนให้คนรู้แต่สอนให้เด็กให้เห็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สอนตัวเอง 嗯，这个教大家学一些知识，我们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了，一直到中学、高中、大学，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地方都有，呃，不同的学校都会教大家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如果教大家苦，要教大家生智慧的，只能是你自己教自己。

喜里面去，也不要跑到那个苦里面去。哎，人们走，跟人们走。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嗯，这个开心的情绪来了，还要看到自己这个烦恼来了。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得到。哎，人们什么开，人们没什么苦呢？那么你觉得你心情很静的时候，你也要看得到。 那么心情烦躁的时候，你也要及时的看得到。见个变，跟安跟海见，见变，那么看到的和你去跟他在一起是两个东西。看到的、看到的、觉知到的和你去跟他在一起是两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在我们的人生中，就应该是不停的看到、看见、看到、看见，而不是整天的跟苦在一起、跟乐在一起，啊，跟贪在一起、跟嗔在一起、跟痴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定了你。

那么我们这里当下，不管是我们身体上还是身心上出现的苦，我们就在这儿让它结束。让他老人家用词是灭，就让它在这灭。那么我们在这儿升起的欢喜心。 高兴就让他在这儿就灭掉，就结束。嗯。龙不龙呢？龙也离不开没着。毒呢？毒也离不开没着。火呢？火也离不开没着。还在路。迷，他是永远停下来的，知道也永远停不下来。 只是不停的去觉知，觉知，你不可能控制得了它，因为它是无常的。路，光过都未的，都不能路。嗔心是不好的，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它不好。 知道不应该生气，但是还生气，这样的人不对，这样做是错的。但见呢，它才得见，我们没见呢，它躲了。这你，重要的是你要看见，你要看到，说你的真心起来了，然后不要跟他在一起。不是你在生气，不是你在生真心。你当你一面看到了，你的真心就消失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到和不要跟他在一起。应该，对吗？不要变成受关注，等未来，如果变成受关注，对吗？不要变成受关注，不要关注别人。像这的话，裸奔的呢，他开关节、扯索、乱掉皮。不要让身体有舒服和不舒服，不要让我们的。 心念有苦和乐，都不要。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要修的。那么我们修到最后，也是这个东西。不管身和心发生的任何苦与乐的状况，我们都不跟他在一起。我们都是看到他，然后清清楚楚的知道它。能知道跟走，跟到波底，能知者者跟跟走，能知者者跟波。 有些人坐在那儿就起高兴的事情，就坐在那儿沾沾自喜的不得了；有些人坐在那儿就想起了一些嗯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就苦的不得了。ไม่ใช่ว我ตถุภายนอกเอาชีวิตไปห้แขนไว้กับวัตถุภายนอกมันก็ไม่ใช่。不管是啊我们身外的物质东西，还是我们的。

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看到自己某一个时是有觉知的、有觉性的，那么也应该看到说自己在某一个时间是烦恼一大堆，然后可能跑到家里、跑到工作的地方、跑到寺院外面去了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两天内，你一定要看到哪个是你迷的一面，哪个是你知道的一面。嗯。 我们身体、我们身和心整天在表现给我们看，在示现给我们看。你要看得到它。那请来学习，那呢？学习这个龙、牛、鹅，这样变成真正的学习。我们这个人呢，生下来，嗯，来这个世上走这一遭。 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学什么？学自己呀。你什么？你什么？有性，要保持正知正见。心中大海内。嗯，这是我们内心的眼睛。见个灯光，见见个灯光，走光都。看得到自己的心念，看得到自己的念头，连最细微的念头都看不见。 这个叫学习自己、认识自己，让自己觉，让自己醒过来。它没米知道的，后来这个这个巴嘎盖呢，它开放。那个嗯，一切我们实际出现的状况，别人都不知道。 别人看不出来，你这一个当下是开心的还是痛苦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你要做，你要认认真真的修啊。这是事实，恐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烦恼。这些痛苦、烦恼、迷惑，这些都是。 真的不是假的。那素，它那些个东西写出来，就来自这个人的观念。没得来自哪里？大家知道，苦啊、乐啊、喜啊、物啊，都是从这个，就是这个臭皮囊里面跑出来的。色空是本。 佛就是呃以这个身体当做自己的教科书，当做自己的课本；以这个身体当做自己的教科书，当做自己的课本；用这个自己的身，用自己的心，才呃一直走向了这个呃悟道的这条路。 我们不断的练习，我们看可以看到什么是功德福报，什么是最可怕的恶业罪业。那么福报是什么？功德是什么？最大的功德就是你知道。 知道你当下的身和心出现了什么状况？那么最大的业就是你不知道，这是一般的学佛人都不清楚的。念心念什么？念根呀？心是波波提，什么提是慢哉？ ปัญญาลู่รอบเห็นความหลง 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เป็นปัญญาเห็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ป็นทุกข์เป็นรู้เป็นปัญญา我们还可以看到，通过不断的修，我们还可以看到真正的戒、定、慧。戒是หลวงพ่งคหลวงพ่อครับ เราไม่เรื่องิ่งสมาธิปัญญาเราไม่เรื่องิ่งสมาธิปัญญา ครับ戒是ศ 见性即汉呐，性是佛性。戒就是平常心，戒就是平常心。整个的身心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才是戒。那我心嘛，那我心啦，就过年，过年没办白，农发没办白，没丢文革。 真正的戒就像一块大石头，硬硬的大石头，不管风怎么吹，不管雨下得有多么大，它一动不动。这个是真正的戒。跟听。真的戒。 真正有戒的人，哈，他刚才做给大家看是这样的。啊，人家说你不好听的话，你的心马上就这样；人家说你今天好漂亮哦，脸色好好哦，你就这样。这不是一个有戒的人，有戒的人是他，刚才他来去做这个动作？ 这样，是这样的，心是这样的。嗯，你看，那可能种老用朋友讲，你这把呢，那变成没看错了，行，做了了，没执念。在做动作的过程中，你的手拿起来，你知道，而且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当下你才是一个真正有见的人。你看，那啥，这里没执 当你知道当下你的手在动，当你进行的时候，你知道当下你的脚在动，你才是一个真正持戒的人。手没有在想，心没有在想，心没有在想，心没有在想。 因为我们当下只有一念觉知，觉知知道知道，我们充满觉醒当下，所以身跟心当下都没有在造业。这时候的你才是一个真正持戒的人。anja，เวลาเราหลงไปเป็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นี่เป็นปัญญาเวลามันทุกข์รู้เป็นปัญญาแล้วไม่ให้คนทุกข์เป็นคนทุกข์ให้คนทุกข์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นี่ก็ปัญญา 分什么是慧啊？什么是慧？刚才讲的戒，什么是慧？慧是当苦来的时候，当苦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苦变成我们修行的动力，然后把苦变成智慧，这个才是真正的慧，在苦里面产生智慧，把苦变成所谓的智慧。 这个才是真正的慧。才ส่ใจ有什么รู้ฉันอยู่路สมอเนี่ยใส่ใจท嗯，我们呃用心的、用功的去在觉知这些，不管是什么动作还是机器，这个过程中才是真正的是定。刚才我们讲戒定慧是吗？ 才是真正的是病，但是我们一般不讲这个词，我们都是用觉醒，啊，就是戒、觉醒、会，啊，那么你如果想用戒、定、会也可以，其实是一回事。什么真正的定不是闭着眼睛坐在那边什么都不知道，不能吃饭，不能工作，不能洗澡，不能刷牙。 那个不是我们讲的觉息，也不是我们讲的定。我你在扫地的时候，你可以觉知、觉知、觉知。洗碗也可以觉知、觉知、在所有的日常生活中或者工作中。 都有决心，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有决心，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真是一个有戒、有决心、有智慧的人，那么你生活就是大概。 做的这个动作，你生活是这样的。啊。因为一般平常我们平常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天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人的生活，不管是你看他住的房子，还把他的房间，还是他的人生，他的工作，都是这样的。外面都是这样的，那么里面也是这样的，不管是外面。 的里面都是这样的。念、信、什么的、般若、安住、观念，殊无所苦的。所以最后讲来讲去，戒、定、慧还是戒、觉醒、慧，这三个都是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那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那个佛法的三大。对对。 刚才嗯，和尚让这位师傅嗯背了一下嗯，巴黎文经文的佛陀时代的原文就是那两句话的意思啊，又翻译了一下。 意思就是一个真正有戒的人，其实他老人家讲的戒就是决心啊，讲了半天，真的有决心、有戒的人才会在一个最好的地方啊，他的心念才是在一个最好的地方啊。可是我们，嗯，他老人家说，嗯，其实那个就叫涅槃，但是我们一说涅槃，大家都是执着于某个地方。 所以刚才他老师跟这位师傅说，这个涅盘是当下的涅盘。那么当下我们一觉知，你就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涅盘。那假如说你那个浪打没做那啥，哈哈哈嗯，这位师傅，嗯，是。 佛教大学毕业的，嗯，现在是在硕士硕士学位。那个老和尚说，他没有学过，他没有学过，从来没学过佛教大学，然后所以他像就问这位师父。你呢，老话就说：“讲真呢，要被เชื่อไป，ก็ไม่เชื่อตัวเองถ้า。” สิ่งที่สอนเนี่ยสิ่งที่พาทำเนี่ย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ใครของ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ไม่เชื่อ สิ่งเหล่านี้ก็เท่ากับไม่เชื่อตัวเองก็ ความรู้มันไม่ดี หลงตาว่าดี ท่านว่าความรู้ไม่ดีความหลงดีกว่าอันนั้นก็แสดงว่าไม่เชื่อตัวเองยังทำยังมีทุกข์我们在修动禅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相信 所有的啊，所有的人告诉你什么，所有的人说了什么，不要去相信别人，要相信谁呀？要相信自己。通过你不断的修，你能看到很多东西，你能看见很多东西，然后你就相信自己，才是一条正确的路。不管谁说什么，告诉你什么，你都不用相信。我今天讲的，你也不一定要相信，你只是认真的去修就好了。 นี่เราเรามาศึกษาอันเดียวกัน ไม่ใช่คนมันเองแต่คนหลงมันดี ความรู้ไม่ดี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ดี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มันดี ไม่ดีเป็นเรื่องที่เราจะต้องศึกษาเองอะไรเป็นธรรมต่อเรา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ธรรมไหมความไ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ธรรมไห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นธรรมไหมความไม่หลงเป็นธรรมไหมเนี่ย 我们学的都是一个东西，因为真理啊只有一个啊。我们不管是啊苦啊乐啊，苦也好，苦也是好，乐也是好啊，酸痛也是好，开心也是好，烦恼来了也是好啊。你一定要搞清楚。老佛爷命令的啊，龙门路呢，总总不修。 我我观，是所无。这个真理是在佛陀出现之前，在佛陀嗯之前就已经有了啊。我这里见他们啊，我那见那佛祖教。 不能，我们不知道，不能听外人他们这个。谁能看到这个真理？谁能找到这个真正的法？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见到了佛。啊，成关键了。